课文三，在小丽家。我们一年没见面了吧？听说你都有女儿了，她多大了？她去年秋天出生的，刚过完一岁生日。她喜欢什么？我送给她。她就喜欢听她爸爸学鸟叫，哭的时候，只要她爸爸学小鸟叫。 他马上就安静下来了。啊，这个礼物我没办法送。生词：秋天，过，鸟，哭。